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请来一位啊，长得比较像中国贝多芬， <laughs> 但是实际是一位学者，咱们社科院的研究近代史的学者雷颐先生啊。这个雷颐先生这个观点呢，可能有个别人会觉得有点雷啊，但是我倒是觉得很值得聊一聊。比如说他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啊，清朝是怎么亡的啊？呃，这个难道真的是？ 孙中山革命党推翻了这个清朝吗？这个问题啊，可以让他谈谈。但是谈之前呢，这雷老师，我要跟你分享一点。我们刚去加拿大，人家加拿大卑诗省旅游局啊，请我们去这个考察， <laughs> 公务考察。但是偶然有一个发现，可能跟你的研究有关。我他们还做了一个片段。三十多年前，加拿大一对白人夫妇购买了唐人街上的一处三层小。 面的过程中，他们在夹层里发现了一块石碑和一些旧的书信报纸。原来这栋小楼正是当年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时建立起来的第一个保皇会所在地。石碑上记述了康有为召集加拿大华侨募集善款的过程。十年以来，圣主岌岌得以幸存，他就说十年来啊，光绪皇帝幸亏就是还幸存，还没死嘛啊！你看这句话说的。 未使非我保皇会之力也，未必不是我们在加拿大成立这保皇会啊，这个的功力啊。迄今立宪有期啊，官制议政，呃，改派游学，改派游学设学堂，什么新政种种，皆有向上之意。变法，就说现在国内的形势啊，也是在变法。圣主坐礼雍容，就圣圣主坐在堂上很雍容啊。 安然无事，圣主安然无事。你看，这又夸了，就说此保皇之功已告绝成。大功告成，对对就是我们保皇党， <laughs> 我们保皇党，保成了，都是我们闹的，是吧？我们是先驱，是吧？ <laughs> 说这现在都成了，就就说你看这个碑文，你就可以感觉到，就远处海外的这么一伙保皇党啊，对，他还以为自己在影响着中国大局，其实就是海外意见分子。这就说明啊， <laughs> 什么人都觉得自个儿重要，是吗？ 哎，雷老师，你你看这个片段，你有感有感触吗？呃，我这个确实我没有想到，这种东西还保保存的那么好啊！这是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这个保皇会，我们知道就是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康有为啊、梁启超他们在海外建立的，他们还是希望从上而下的改革，所以只要有光绪皇帝在，他们觉得大清啊就会改革。 从上而下的改革，当然了，它里面他说这个，因为从一九零一年以后，慈禧也行了一些新政。他说，哎，他说这些那不就是我们当年维新时候要搞的吗？所以这就说明皇帝搞的这个也也告成啊，绝成嘛。他说，对对对，实际上呢，慈禧之所以新政，他是经过了这个庚子之乱之后，签订了这个辛丑条约，在压力之下，他不得不这么做。 呃，要新政。他一九零一年在逃往在这个西安的时候嘛，他才说哦，我要行新政。你已经让八国联军都侵略了，你签订条约了。实际上，他才说要行新政。像慈禧行新政也有一个困难之处呢，因为你搞的这些，你做的这些，你看，你不就是三年前一九呃一八九八年你镇压的那个维新派要做的那些吗？对。 这个在按范文澜的说法就叫历代有一个让步政策论，他就是说这个统治者啊，他镇压了这个造反者，但是呢，把造反者的那个政策呢推迟几年拿下来安抚一下。 <laughs> 啊！历朝历代会有一个这个范文澜非常有名的让步政策论。文革中好像 <laughs> 还批判过。批判步但是我记得你还提过一个外国的一个理论哈，这个理论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往往在这个这个镇压的时候，在高压的时候啊。 这个不会反，对，就或者这个这个这个政政治不会呃政府不会崩溃，但是往往呢，在他开始行新政，呃有所和缓的时候呢，革命发生了，呃，这是这个现在很有名的、非常流行的这个托克尔的这个革命的他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观点。 啊，这个观点呢，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那也就是说，他新新政的时候，就面临着各种制度的变革的可能。那各种不同的力量都想来变革这个制度。嗯，哎，就说就有可能导致一些这个，或者如果他控制的好，他就能往一个在他的掌控之下，往好的方向，他所理想的方向变。如果这个统治者掌控不好，或者当时各种力量太大，他掌控不好，那么可能就是往另外就是一个天下大乱，或者是革。 革命或者是一种散乱，或者把它推翻。那么，您为什么认为就说是这个最后这个清朝的这个完蛋啊？就是不能说是不能不能，甚至不能说主要是孙中山或者革命党之功，而反而是这个中间阶层。呃，因为我们看孙中山从他开始准备革命啊，准备起义了多少次。 每一次都失败了，包括最后的那一次，是一九一一年春天那个广州起义。后来因为呃牺牲了七十二个重要干部，埋在黄花岗，又称之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起义。那次是孙中山就是同盟会有史以来做的准备最充分、倾全力准备的这次，他都失败了。失败了，但是他孙中山自己都没想到，半年之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号，武昌枪响。 当时孙中山完全没参与其事，没参与这个事情，他在美国。嗯嗯。啊，那么这个事情怎么突然一个偶然的事情看起来很偶然？很偶然。他怎么就成功了呢？嗯。啊，实际上你看，从他起事，从那个武昌枪响到最后这个清王朝的覆亡，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就是说类似于保皇党的这些中坚力量，或者是说这个士绅。 立宪派他们原来是坚决反对革命的，啊，这些商人，尤其这些大商人、大士绅，啊，他们都是最怕社会有剧烈变动、变革，哎，他们一直是希望这个中国社会啊，在这个清王朝的领导之下，有序的进行一些改变，比如说这个立宪呀，改变，哎，但最后发现不成了，嗯，呃，所以他们在最后这个这个武昌枪响之后。 他们起来表态了，支持革命党人，啊，他们一支持革命党人，有钱，有枪。你要不然革命党孤孤零零的，没有钱，没有人响应。就算你占领某个城市，你把他的总总督府、巡抚你攻下来了，没人听你，你又能怎么样？而这一次，你看，从湖北开始，湖北的立宪派领袖，啊，大商人表示，然后呢，支持，哎，捐钱。 并且他发文稿，希望各地的这些立宪派党上人都支持。就像你看，东南，呃呃，也支持湖南长沙，啊，都是立宪派和这个就没打几场像样的这个战争，对，基本上就是纷纷独立了，呃，就纷纷独立。 你像那个广州，我们举广州为例，你像广州在那个三月份的时候，三四月份春天，那简直打得很厉害，把那个同盟会的起义完全镇压死了，七十二人，对吧？七十二也是但这一次一枪没放，就独立了。就是那些商会的领袖跟这个两广总督一商量怎么办，最后说那是起来吧，我们也独立吧。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那些商会。 包括他下面那些地方武装，他们原来是倾向于保皇党的，但最后他们被逼的转向，倾向了革命党，是不是这样？对，是就是这样。是什么力量把他们从保皇党压到革命党方面去？这个问题好哎，这个问对你们的这个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看它是有个变化的过程的。我们看这个保皇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那么呢，孙他们在海外，孙中山也在海外，对，孙中山一直要革命，要从暴力推翻。 清王朝，那么保皇派他们始终觉得，确实人都是有理性的，总觉得你通过革命暴力，那这个社会动荡，代价血流惨和那个代价太大了，希望从上而下的变革，所以大多数人是支持立宪派，开始叫保皇派，后来保皇会，后来叫立宪派，是支持他们的，反对孙中山的，啊，但是呢，清王朝我们知道，他后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他的政策开始，他说我预备立宪，我预备立宪，这个一出呢，那很多人都拥护，觉得你主你要预备立宪了，就能避免革命，社会还能进步。对，呃，你忘说，大家都张灯结彩啊，城里那些什么商人呐、学生啊，啊，张灯结彩啊支持。但是后来他说我预备立宪。 御飞立宪，我政治体制改革，我首先我的行政机构很落后，嗯，官制很落后，我首先要改官制，现代化的官制才能为这个这个现代化的政治制度进行根本变革。但是改官制一出来，它实际上证明它是个假的，因为那个满族人的权力更大了，应该改的那些机构都没去掉，比如说最重要的那个军机处也没去，还有一些都没去。那么因为慈禧划定了几个方面，说这几个方面不能动。 当你既然这个没动，而且那个满族人的权利本来在这个改官制过程中，也可能应该是，嗯，应该就是说满汉平等或者是一个分权的过程。实际上，他改官制变成了一个集权的过程。这一下，很多人就觉得，因为革革命党人是这样，就不管你清政府干什么，我都说你是假你是坏的。那么立宪党人本来就说，清政府会改，哎，他都说了要预备立宪，他又改官制，但改官制一出来。 所以很多立宪派觉得失望，觉得受骗。所以你看，你刚才讲的保皇会在加拿大，康有为当时梁启超在日本跟孙中山争夺留学生，就有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一封信。那封信就透露说，他说这个改官制没出来以前呀，支持我的是绝大多数学生们都跟梁启超，跟梁启超说这个一出来之后，改官制的这个结果一宣布之后啊，支持孙中山的人。 就有一大波人，有一批人突然支持孙中山了，大家觉得这是假的。所以你看，这就有了梁启超当年一句名言，我们可以给看看啊，就说：“革命党者，以扑灭县政府为目的者也；而县政府者呢，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过去一说改朝换代啊，一说革命。 咱们往往注意到的是那些极端分子，可是实际上呢，这个往往一个社会啊，它很大的一个中间力量啊，反而是那些有恒产的，是吧？或者说是这个呃有有一定资产的这个人，他们的走向啊，决定是否稳定。那个现代文学的开端两篇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跟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嗯，这个巧极了，就这两篇文章，先不说这两个人的重要性，一个是国民党后来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一个是共产党创始人。可这个题目啊，就代表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两条道路，一个是改良，一个是革命。是，现在大家都在讲那个时候我们错过了什么？为什么中国不走英国模式？ 为什么中国跟俄罗斯一样走了法国模式，就是走了一个革命的模式？很多人都在讨论中国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契机，可以走英国的模式，君主立宪的？对，为什么？ 失去了改良的机会，变成革命了呢？呃，因为这个改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一点呢，就是要从上而下的改。所以梁启超你看他反对革命的时候，刚才说了，他论述了很多革命的这个坏处，他说应该改良。他的但是这有个前提，所以大家大家都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应该改良。但是这个改良里面得有个前提，得像英国那样，最上层要改，你才能够改。如果最上层后来事实，起码让别人认为最上层不改。 那么就觉得只有一条路了，嗯，革命就是清政府的政策，使别人认为，使这些绅士，我姑且不说最下层，使这些士绅认为你清政府是不改。啊，要是他们早知道，要是他们早有先知，知道后来会出现革命，他们会宁可接受改良。 对不对？至少还有个漂亮的地方让他们住，让他们子孙不必这么逃难，对不对？他们只是以为他们能够连改良也拒绝，是不是这样？因为他认为是清政府没有改革良，嗯，因为他们认为清政府没有改良。刚才讲了，你说你要改革，那你要。 新的官制，新的官制，它证明是个假的，你是集权，啊，把权力集中。弄过一个内阁嘛？对呀，最后这内阁皇族、皇族都满族皇族成员，这个就违反了，就违反了那那个这个立宪呀，或者是这个内阁制的基本精神。所以你看，清政府它也确实比从前不一样呢，它来一个宪法，公布了一九零八年呢，他公布了一个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一出来。 恰恰我刚才讲过，革命党人是不管你做的好坏，我都让你换。对对，那个恰恰是啊。那么这个立宪派刚才讲了，改官制，立宪派失望了。你这个宪法一出来，立宪派又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梁启超，立宪派他们认为那个日本明治宪法还只是个半立宪，还达不到及格线。日本只是个半立宪，这个清政府呢，他搞这他把，他把这个啊。 民治宪法又修改了，就是皇帝的权利啊，皇家的权利一比天皇还大啊！哦，这个人民享受的自由啊，这个这这这个权利这个 right 啊，比明治宪法规定的还少。那么，连立宪派就觉得，你连一个明治宪法这种半立宪都没达到，你这个是假的。后来的宪法都讲国民嘛，后来讲人民，那个时候叫臣民。 叫陈，就是他，他曾经有过那样的细节嘛？说是这个载沣啊，就满清的这个这个贵族啊，让说让你看袁世凯，你这个汉人搞改革，说载沣曾经拿着枪顶着袁世凯说呀：“你就是个奴才。”嗯，你明白吗？就是刚才那个我们讲的官制改革的时候，开始慈禧让袁世凯负责官制改革，但是这这这个满清内部也有很多人反对，就你说载沣拿着枪对着他，啊，所以就没搞成嘛？整个。那么我问你啊，为什么这个士绅乡绅？ 新兴的这个商人，或者说立宪派，他们要立宪呢，对他们的利益有什么关系？呃，这个是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一九零五年，就是零四年到零五年那个日俄战争的胜利啊，那个立宪的这个半，哪怕是半立宪吧，这个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 这个当时中国是要灭亡的，觉得那一下子就是世界近代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亚洲的黄种人的国家打败了一个欧洲的白种。从前印象中近代以来就认为黄种人、亚洲人就是不行，这一下打败了，那就证明了，突然使中国人很多人认识到一个亚洲的黄种人的国家，只要他制度先进，也可以打败一个欧洲的白种人的制度落后和制度落后的这个国家。所以为了救亡。 要立宪，这是第一。第二呢，新式商人兴起之后，在这个几十年的过程中啊，这个中国那个皇权或者是说官家吧，对这个商人的产权根本不重视，不尊重，就就不尊重私人才产。我一个。 下一个什么上谕，一个什么就可以把你的东西给剥夺了。我许你做什么，不许你干这个，不许你干，也不讲什么道理。所以这时候，尤其新观念也传入了。他们知道外国有立宪，商人的各位公民的个人财产是受保证的，你不能商人接受了这一套理论，跟传统的那个臣民不一样。臣民从前中国接圣旨，对吧？皇帝下一个谕旨，那你就老老实实的接，还要跪接，还要执行。现在这个商人又接受了这一套观念。 当时不是咱历史上讲啊，这个导火索有一个叫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嘛，那就是铁路这收归算收归国有吧？国家说什么价钱就什么价钱卖给我，你就得卖啊，对呀，是是这么，这所以四川那边就不干了呀，不干了，这不就闹起来？ 闹起来，然后呢？李杰人还有小说。对呀，对四川的那些，等于相当于今天的民营企业，都是最富的人。对民营企业拿着皇皇帝当年给的，让我们建铁路的这个上谕嗯，烧香供。你看他们还是这么一种抗议方式，还是相信法。对，但是就这样，还是把你抓起来。嗯，就等于说他那意思是，你们当初国家当初让我们搞这个。 现在呢，又现在国家不让你搞了，行吧？又又又又回呀，所以呢，他们就提出来要立宪，呃，只有这个立宪才能我们的财产权保到保障。另外呢，确实随着社会的腐败，这个革命党越来越厉害。嗯，他们也这个商人，你知道，商人或者大商人呢，是防止革命。他们在，他们生怕有革命有动乱，他们觉得如果不立宪，第一，国家不会强，面临着当时不是说外国侵略；第二，革命党人有可能会成功。 所以造反乱，所以他们要求，他们迫切的希望清政府由你来领导这个立宪，所以他们发动了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包括最后有一个小规模的，一般人不提第四次，大规模的是三次全国的商人派代表商会到北京跟皇家请愿，所以你看。 当时到第三次，大概是一九一零年的秋天，深秋十一月啊，十月十一月这时候，第三次请愿的时候，规模很大。那个上海商团的副会长，他率领着一波商人代表来上海，那是当当时中国商业商人资所以那是最发达的地方的，都很富很富。他老家？嗯，是你老家了，你知道？ <laughs> 那他跟那个什么，跟清政府的高官也很熟了，他就劝，啊，应该立宪。 但是清政府那些高官，尤其皇家那个奕匡啊，他们就觉得，这是我爱新觉罗的天下，你们是有什么资格让我们干这个干那个呢？就拒绝了。这时候那个叫沈曼云，上海商会副会长、青年代表的团，我觉得这句话也很经典。他说：“浮水已沸，就是锅都要开了，而犹鱼不知。”他发现清王朝像个鱿鱼，在水里锅都要开了，这些王朝感觉还挺好。他说：“浮水已沸，而犹鱼不知。” 不能够再跟他们在一起了，他就回上海，回上海跟商会的领袖把情况大概是详细说了。所以上海商会的人干了一个什么事儿？集体加入同盟会。哦，这加入革命党，那你说还有什么好说的？所以那时候这清政府还没整明白呢，还没整明白。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您接着来，接着讲，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你看各地的这个立宪派或者一些绅商就开始去跟本地的革命党人结合了，哎，联系起来了。所以有的历史学家研究说，你看清政府不管怎么样，他做了这些，对吧？有宪法从前没有的，有宪法哪怕不好，他做了，呃，做了这种有资议局啊、资政院啊都有了。那有的历史学家就说了，他做的这些，你看证明这些都是假的，嗯。 这假的，所以有那就这种不够，所以我觉得说真的，这是个标准问题。说它真的也有道理，嗯，说清政府真立宪有道理，说它假立宪也有道理。根据那我觉得我判断这个事情研究最重要什么？就看当时的那些被统治者，尤其是决定了这个王朝命运的这些商人，他们认为你是真是假，用你们。 这个文学里面叫什么接受美学是吧？所以我就跟这儿来，他他们认为你是真的，哪怕你是假的，你清王朝也糊弄得下去。哎，如果拿他们认为你是假的，哪怕你清政府是真心实意，你也干不下去了。最高手的君主立宪就是假的做的跟真的一样。嗯，最差的呢，就是真的做成了假的效果。所以今天回头看，只有两条路，要么改良，要么革命，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但是他。 在某种程度上，革命党最后应该感谢清政府的顽固不明。对呀，就是他们逼成了革命，就是敌人促成了革命。梁超。而我也完全能理解这个慈禧太后，你这你跨过回去百年，你都能理解，这个家业祖宗的家业，它是我们家的呀，是我们的这个江山。 天下是我们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太难摆脱这个老观念了。这还是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到底你是这个国家的大，还是你家的大？哎呦，这是现代文明观念了。甚至是你家的，梁启超开始就写文章，反复的劝说他们说：“你看，君主立宪的国家，他的日本呢，或者是这个你家的，他是你家，他反而更稳当。你一定要立宪。但是呢，中国有个传统观念，我掌权。” 就得我管一切，我当官我管一切，怎么叫我不？你看，包括在一九零五零六年袁世凯改官制，其中有一点就是说，要有些当官的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